ขอตัวอย่างกัน เมื่อวานอธิบาย เมื่อวานตอนค่ำอธิบายกลุ่มข้างหลังอยู่ไม่กี่คน แต่คิดว่าน่า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พวกเราหลายคนในเรื่องสภาวะของธรรมชาติที่มันที่มันแสดงสตริยาระหว่างกายกับใจ ระหว่างสติกับความคิด 不太。我还没太搞暂时还不是，不是你问问问，暂时。 让你当一个模特。เมื่อวานข้างหลังนู่นข้างหลังตอนค่ำคนเรา ทุกคนนะทุกคน มีมีเรียกว่าอายตนะหกตาหูจมูกลิ้นกาย แล้วก็ใจในแกตูู้อย่เย็น都有啊眼ปี ่าอีอีมีมีหกทุกคนมีแบบนี้หมดนะกคนทุกคนทุกคนทุตอนนี้ คนปกติ คนปกติ สมมติอันนี้เป็นใจนะสมมตินี้เป็นใจ ก็ยังอื่นมองไม่เห็นใจนืมอืม这个的手是心 มดคิะนา่นะสมมติใจสมมติใจเนี่ยนะ สมมติตาตาตรงนี้เนาะมันไปเห็นสมมติเห็นเด็ก เห็นเด็กตรงนี้นะ น่ารักใช่ไหมใจก็จะมาที่นี่王志王志勇你现在看那个小妹妹嗯พอตาไปเห็นเด็ก眼睛看到小妹妹了จิตเนี่ย 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มันจะมาอยู่ที่ตาจิตเราจะไหลไปที่ตา อืม这时候心到了眼睛那时แล้วพ想想想在眼睛那คราวนี้พอเราไปดูเขาคราวนี้ใจเราก็จะไปอยู่ที่เด็กคนนู้นเลยมมันไม่ใช่อยู่แค่ตาแล้วไปอยู่ตรงนู้น那心到了眼睛那儿，然后眼睛看到小妹妹， 经又到姊妹们那。เข้าใจไหม我们现在讲很慢，但是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就等于说心通过眼睛到了妹妹那儿。เหมือนกันสมมติตานี้สมมติจะเห็นดอกไม้สวยๆตาจิตเราจากมาที่ตาต่อไปก็จะไปนู่น ไปที่ดอกไม้สวยๆ 如果前面有一朵很美丽的花，啊，这个心就跟着眼睛一起到了那个花那里。แต่บางทีคันนี้หูบ้างเนาะสมมติหูใจเราสมมติเกิด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เกิดขึ้นมาใช่ไหมหูเราก็จะไปฟังเสียงนั้น เช่นเสียงเนี้ยเกิดขึ้น เสียงซาซาซาซาเกิดขึ้น ใจเราก็จะไปหาเสียงซาซาก็ตีนียนะก็ตีนี้เสียงซซาซ่านะถ้าะ到这个印象差的声音方方อ่า แล้วตอนนี้พอเสียงซ่าซ่านี้ ไม่ไม่ถูกใจ มันรบกวนมัน มันเสียงมันไม่เพราะ เสียงมันเสียงดังใช่ไหม เราก็จะเกิดไม่ใช่แค่ได้ยินเสียง นี่เกิดความเกิดความคิดไม่ชอบใจนะ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茶的声音，耳朵听到声音以后，心开始作用了，产生了不喜欢的念头。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อันนี้สมมติตัวอย่างง่ยเมื่อกี้หู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แล้ว ไม่ชอบใจ ตา เห็นรูปแล้วเกิดความชอบใจ嗯，那眼睛看到小妹妹哦，很喜欢她，嗯，เห็นไหมอันนี้จิตใจเราจากที่มานี่ แล้วก็ไปนู่นแล้วก็จากที่มานี่แล้วก็ไปนี่อ่า大家看明白了吗？他的手就是我们的心啊。ทุกทุกทุกทุกวันทุกทุกเวลาใจเราจะไปที่นู่น每天每时每刻 我们的这个啊六根就是这样在作用。แต่ถ้ามันไม่ไปกับสิ่งที่รอบๆตัวเนาะมันก็จะไป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สมมติมี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มาคิดถึงอดีตก็จะไปอดีตคิดถึงอนาคตก็จะไปอนาคต嗯，好，这时候我们坐在禅堂里啊，没有小妹妹给你看，也没有呃这个声音，安静的时候。 你就没什么干的了。我们就开始打妄想啊，就是说想到过去的事情啊，一会儿又想到未来的事情。คือพวกเราทุกคนมีมีหกสิ่งนี้แต่สิ่งที่สำคัญที่สุดคือใจสิ่งที่สำคัญที่สุดคือใจ อย่างตอนเรานอนหลับเนาะเราก็มีตานะเรามีหู แต่เราก็ไม่เห็นไม่ได้ยิน ไม่ได้เกิดความชอบใจไม่ชอบใจทางตาทางหูใช่ไหม เพราะว่าใจมันไม่ไปรับรู้

ไม่ค่อยกลับมารู้ตัว ไม่ค่อยกลับมาสนใจตัวเราเองอ那晚上啊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啊，早上只要眼睛一睁开，又开始啊，重复同样的工作。คราวนี้สมมติเนี่ยทำไมเราถึงเราฝึกยกมือสร้างจังหวะใช่ไหมฝึกยกมือสร้างจังหวะ ให้เขายกมือสร้างจังหวะส่วดสมดุลใจเนี่ย ก็จะมีสติรู้อยู่การยกมือสร้างจังหวะตัวนี้อืม这时候心就跟着这个啊手的动作嗯ไม่ไหลไปที่อื่นนะ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ใจเราก็จะอยู่ตรงเนี้ย ตามไปเรื่อยนะ เดิน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ดินก็ ใจก็มีสติกับการเดินไปด้วยใช่ไหมพระเจ้าก็ต้องจับขา他说进行也是一样，我说那你的手应该带他腿上。นะแต่แต่บางครั้ง เราก็ยกมือสร้างจังหวะยกมือไปเรื่อยแต่ตาพอไปเห็นก็好，就在练功的时候，啊，突然小妹妹跑过来了。 然后手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动作，眼睛一就跑出去，跑了小妹妹圈。那嗯嗯。看小妹妹跑了走了，才发现哦，刚才跑掉，手还在做动作，回到当下的动作上。来。 อยู่ที่หูไปรำคาญเสียงละไม่ชอบไม่ชอบพอรู้ตัวปุ๊บมาไม่ชอบ มันกลับมาอยู่ตรงนี้小妹妹走了又听到这个很讨厌的声音了啊喳喳喳喳喳喳喳啊又开始不习惯เนี่ยมันมันกลับมาจิตจิตเราตอนนี้เนาะมันจะไปทางนี้บ้าง ไปทางนี้บ้าง หรือบางทีก็ไป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บ้างปรุงแต่งไปเรื่อย 那么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啊，一会儿从眼睛出去，一会儿从耳朵出去，啊，一会儿呢，他自己又又又冒出很多无明来，又去想这想那。那我们不断的用功，我们的心。 就跟我们这个身体跟这个当下的动动在一起。没有再从这这这跑出去，跑出去也知道马上回来。แต่ส่วนใหญ่เนาะจิตมักจะไปกับไอความคิดมากที่สุดความคิดแวบไปพอเรารู้ตัวอันนี้สมมติ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หน้าไปเนาะพอเรารู้ปุ๊บอ๋อมันจะกลับมาอยู่กับตัว 嗯，这个眼睛看出去就开始分别，就有了好的坏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就都出去了啊。然后耳朵一听到又开始了啊，这个好，这个声音好听，那个不好听啊啊。那鼻子闻到味道同样，哎，这个香，这个臭啊。 舌头吃到东西啊，有喜欢的跟不喜欢的。ดังนั้นนี่จิตนะมัน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คือธรรมชาติที่รู้ แต่ถ้าเราไม่มีสติ มันก็จะเป็นหลงไป หลงไปทางตาหูจมูกลิ้นกาย หรือว่าหลงไปทางใจ อืม那我们本来就有内面能知道的心，它本来就有 但是我们常常被眼睛一看出去的相，耳朵一听到声音这些东西所迷惑。แต่นี้เนาะที่เราฝึกนี่ไม่ใช่ฝึกว่า ไม่ให้มันไม่ไหลนะต้องต้องเข้าใจนะมันไหลไปแล้วค่อยรู้ ไม่ใช่บังคับให้อยู่กับตัวตลอด那我们在这里用功，不是为了让眼睛 不能用了，耳朵听不见了，眼睛看不见了，啊，鼻子闻不到了，舌头吃不出味道来，不是这样。该来的该去的，还让它自由的来，自由的去。嗯，嗯。 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心里有苦才来到这里，所以他不喜欢他的念头，所以他很希望把他的眼睛挖出来，耳朵不能用。那尊者说，那这样盲人和聋子不是早就开悟了？问题不是在这里。 ไหลไปคิดบ้างไม่เป็นไรแต่คิดแล้วก็กลับมารู้ใหม่อันนี้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เนาะไม่ใช่ว่าไม่ให้ไหล แต่ไหลไป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ไหลไปแล้วกลับมา嗯，所以很多人的方法是干脆不要看到，不要看到就不生气了，就不起心动念了，甚至说那不是正宗禅的修行方法。 动中禅的修行发展，看还是要看，来还是要来，走还是要走，但是你有决心的看到他来了，他走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执着，没有再去啊添油加醋添枝加叶啊，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啊，那那毕竟呢，我们大家都信心，不是说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是信心是跟在信

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再当新的境界出现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觉知力非常的强，你会很自然的任它来来去去啊。那巴蒂瓦参，他讲说，他，空了，没有执了，空空了，毕竟不是，是执，但是他有快乐，有情绪，但是毕竟，执他，他仅此，有快乐。 所以这个呃银耳白蛇啊，是他们一作用啊，你这个心就开始起心动念，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让你的念头全部都没有啊，不是要让你没有心了啊，成着没心肺的，不是啊，你，但话你被丢在地地。 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สุข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สบายเราก็ให้สติรู้ทันอีกทีว่าอ๋อจิตตอนนี้ยมั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ความสบาย ถ้าถ้าสติมันรู้มันก็จะออกมาเห็นอ๋อสบายแบบนี้เนาะสติก็จะเห็นในแบบนี้嗯，通过我们不停的练习，回到当下的动上啊，一动就知道，一动就知道。这样，再出现任何一件事情或者人的时候， 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及时的看见和知道，然后你的决心自动的就会告诉你不要陷进去，你不会陷进去，你会会很安静的看到他来了，很安静的看到他走了。嗯嗯嗯。 那么他的所有人啊来去啊，不停的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你就对我们每天都讲的这个无常，有了亲身的体验，不是从文字上、书本上或者别人告诉你，你从你自己的念头中。

มีเวทมีสุขเวทนา เกิดขึ้นนะอ๋อเราก็เห็นอันนี้ก็สติอ๋อเห็นก็สุขเวทนาเกิดขึ้น เราก็จะเห็นนะทุกเกิดขึ้น เราก็จะเห็นอีกทีหนึ่งมันก็อยู่ในกายใ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นี่แหละ那就是说，呃，我们这个方法啊，跟佛陀教的四念

嗯，那么再一个就是受，啊，受里面有苦，有乐。那当你的觉知力强的时候，啊，苦的出现一点点小小的迹象的时候，跟着用的词是一般般，我们用词就会用难受，一点点的难受的时候，马上就看到，在这时候，看见它结束了。 没有要一直要哭的不得了或者发脾气这样。那乐乐也是一样啊。那孙子讲的最多的就是好都不要，不要讲不好的啊。หรือที่จริงกระบวนธรรมารมณ์นี่ก็ก็เยอะแยะนะก็เช่นก่อนที่เราจะง่วงนอนเนาะมันไม่ง่วงก่อนพอไม่ง่วง 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สักพักมันง่วงขึ้นมา แล้วก็สักพักก็หายไป อันนี้ก็เป็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ที่สติคอยตามรู้ได้ ก่อนง่วงมีสภาพแบบไหนง่วงแล้วมีสภาพแบบไหนพอง่วงหายไปสภาวะเป็นแบบไหน然后就是心，那心我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念头一会儿想到过去，一会儿想到未来，啊，他就是不会活在当下，啊，所有的烦恼就是这么来的，啊。那ข解า呢？จไ呢เนี่ยนี้แหละ มันจะมีสติหรือไม่ มันขึ้นอยู่กับว่า เออจิตถ้ามันแค่ไหลไปกับทุกสิ่งทุกอย่างเนี่ย มันจะไม่มีสติเลย แต่ถ้าไหลไปแล้ว รู้ อ่า ไหลไปแล้ว รู้ ไหลไปแล้ว รู้แบบ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มีสติ那什么是有觉习的人？这个眼睛一下看出去，马上知道；耳朵一下听出去，哎，好听不好听，马上知道。啊。 这个鼻子一下闻到，味道，哎，相当臭，马上知道。啊，舌头一接触，马上知道。啊，这个叫有决心。对。啊，你鼻子会怎么疼？我嘞，啊，了，会去。嗯。这个去，这个 你的智慧会让你跑得比谁都快。那那么好的东西，或者是会让你满意得意的东西，你的觉性也会告诉你，跑得比谁都快。ที่เราฝึกปุตญาเนีเพื่อให้จิตมันจำได้ว่าเขากายคือแบบนี้เนาะกายคือมี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มีการยืดยิ่งแบบนี้เนาะหรือใจก็มีการมีอารมณ์แบบนี้เนาะ 所以说，我们的功课就两个，一个是身，一个是心啊，不停的回来，回来，不停的看到身，看到心，看到身的无常、苦、无我；，看到心的无常、苦、无我。 啊，你就是世界上最最清净自在的人。เขใจไหมพอใจไหมแต่คราวนี้เนาะอันนี้ที่สมมุติว่าเป็นใจเนี่ย มันไม่ใช่ดวง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ไปนั่นไปนี่หรอกแต่จริงเรียกว่าใจเราละมันเกิดแล้วก็ดับ เกิดแล้วก็ดับ มันมันเกิดนี่ปุ๊บแล้วก็ดับไป แล้วก็มันเกิดตรงนี้ใหม่แล้วก็ดับไปจิตใจที่มันหลง ก็เป็นดวงหนึ่ง 那又强调一下，眼睛看出去，声，小妹妹声，然后又听到了刺耳的声音，小妹妹灭了，变成了刺耳的声音，刺耳的声音灭了，又去闻到，哎，开始炒菜了，香味，嗯。 然后香味还没怎么享受的完呢，开始倒妄想，哎，今天吃啥呢？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ใจดวงนี้ที่มันไปชอบก็เป็นดวงหนึ่งใจดวงนี้ที่มันไปชังก็เป็นอีกดวงหนึ่งใจดวงหนึ่งที่มันเฉยเฉยก็เป็นอีกดวงหนึ่งคนละดวง就是这样不断的在生灭看到小妹妹很可爱喜欢变了 听到声音，真讨厌这个声音，次儿不喜欢。哎，闻到香味，哎，这今天炒的真香，一会儿一定能吃到好吃的菜，又开始喜欢。哎哎，又继续的打妄想，脑子里面又继续打妄想。今天早上吃那个什么什么不好吃，啊，一开始开始天天加夜，添油加酱啊。呢， 那么大家会看到这个眼耳鼻舌身交替的在生命，不会他不会他不会他不会他不会念头啊，它快的速度，生灭生灭生灭的速度，完全是你无法。 用思维想象出来的，你要去实战、实实在在的修，你才能看到。นะแล้ว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คนที่รู้สึกว่าตัวเองไม่ค่อยคิด หรือไม่ค่อยหลงไปอ่ะ สังเกตดูดีที่จริงเราหลงบ่อยมาก หลงไปดูบ้างหลงไปฟังบ้าง หรือว่าหลง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สงบบ้าง มันจะมีอยู่เสมอเลย ให้สติเห็นพวกนี้ด้วย มันจะไม่ใช่ว่า เอออยู่แต่กายนะมันจะไม่เห็นความหลง 有人说，哦，我每天做手部操，做十个小时，我从来不迷。就是说，嗯，这句话就迷了啊，不可能从来不迷。 <laughs> 那一会儿通过眼睛啊去作用了，一会儿耳朵在作用了啊。 一会儿啊，自己觉得自己很棒，修得很好，又在作用了；一会儿又进入到那种啊，是定境还是那种宁静中，又在里面享受。所以说，都要提起觉性，看见自己。แต่ที่ที่เราดูว่าเราหลงไปบ่อยนะแต่เรียกว่าดีนะมีสตินะมันดีเอ้าหลงไปดูแล้วหลงไปฟังแล้วหลงไปคิดแล้วเนี่ยสติจะเกิดขึ้นบ่อยมันจะดีมาก 所以在当年啊，讲到啊，我们的导师在的时候，他讲到念头越多越好的时候，啊，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震惊，很多人听不懂，甚至出家很多年的人都听不懂，怎么念头越来越多好啊？就是这个道理啊。 越多，你把自己看得越清楚；它越多，你对生命体悟得更清楚。啊，很简单喏，像我们吃饭，吃饭，然后心，然后就来去想，然后心，然后就来去想，就这了，你就发现哦，原来吃饭这件事情，啊，等一会儿又要吃饭。 大家可以用用功啊！等一会儿哦啊，从你远远的看见别人在打饭啊，你打不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用功了啊！你的眼跟马上看过去，哎，那个我喜欢，但是好像要没了。啊！今天吗？嗯。 <laughs> 我今天早上讲给夫人听的，他说，端着打着香喷喷的，想象着很香的菜，走到了你的座位旁边，有人坐，啊，马上不高兴啊，占了我的座位。

整天都在思维，在妄想妄想。虽然说吃饭的时候最后一个妄想就是下次我来做，一定比他做的好吃。好了，还有问题啊？听着，上来之前就说他先讲为什么啊？大家都问不到点子上。 问不到重点啊，都是在边边呃旁边问来问去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啊。要问到重点上啊，才对自己啊，对大家都有益啊。呃，尊者好，李老师前几天有师兄在前面说会紧张，我还很纳闷，觉得这个尊者这么可爱，李老师这么这么慈悲，怎么会紧张呢？ 啊，刚才被尊者折腾这一下，我的小心脏确实蹦蹦跳跳。不 <laughs> 停。哈还是说句玩笑哈一开始没准备上来，现在已经第六天了，但还是上来了。上来是因为一个欲望，所以我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今天有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欲望不一定是个坏事。嗯，需要加家已经，包括像李老师这边也表达了你的这个欲望，因为你没看到成果你也得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呃，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做好事，我们的欲望太小了，我们应该把它转换成愿望？比如说，呃。 那个佛陀离家之前，他求法之前，他发誓他不不不得到真法他不回来。然后，龙伯年尊者四十六岁离家的时候，也是下定决心，不得不到得不到真法是不回家。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没有出现什么成果，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愿太小了？请问尊者怎么看？欲望太少了。 呃，不是欲望太小，就是个欲没有把欲望转化成一个大的愿望。 <laughs> 欲望欲望和愿望一样。呃，也可以这么说，因为都是一个想法，只不过它大的就成为愿望，小的话可能就是欲望。觉得就是说我们没做好，是因为我们来的我们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愿不够大。靠百万，靠百万，靠百万。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มาปฏิบัติแต่มันต้องอยากก่อนถ้าไม่อยากก็ไม่ได้ปฏิบัติ แต่ทุกวัน แต่ทุกวันเราบอกว่าให้ปล่อยวางความอยาก ทีนี้ทีนี้จะปล่อยวาง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มันก็ปฏิบัติไม่ได้แล้วก็ไม่ต้องปฏิบัติแล้วที่ทุกวันนี้เราปฏิบัติยังไม่ค่อยเก่ง แสดงว่าเรายังอยากไม่พอแล้วต้องอยากให้มากๆกว่านี้ เราจะได้เก่ง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อยากมากๆเราจะได้ปฏิบัติเก่ง 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อยากน้อยเรายังไม่เก่งคำว่าอยากของเขาเนี่ยเขาใช้คำว่าเขาใช้คำว่าอยากของทางโลกไม่ใช้คำว่าอยากของทางธรรมนะคะมันเป็นโลกที่แบบว่ามันอยากได้อยากมีอยากเป็นเป็นคำพูดภาษาจีนคำ ก็ป้าเข้าใจ อืม 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บกับทางโลกมันมันจะสวนทางกันอย่างนี้แหละทางโลกเราต้องตั้งเป้าหมาย เช่นเราอยากยังไงทำไมใจตกใจล่ะอ嗯，就是说吓一跳，知道吓一跳。啊，กลับมา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ตัวนมัวะ 回来没事。นะคือทางโลกเขาเขาต้องอยากแบบนั้น อยากจะเรียนให้เก่ง ก็เลยตั้งใจเรียนหนังสือตั้งใจอ่าน อยากจะทำงานให้ดี ก็ตั้งใจที่จะทำให้ให้ดีที่สุด อยากจะรวยก็ขยันเก็บเงินหรือว่าทำ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ให้ให้มันรวย อันนี้ก็ก็ใช่ทางโลกเขาทาแบบนี้แล้วก็สำเร็จ แต่ก็ไม่ใช่ทุกรายเนาะแต่ก็เป็นตามเหตุตามปัจจัยเหมือนกันจะชอบ真的จะชอบ您讲的，嗯，我给他翻译了一下，我说这个发愿，中文这个词，跟跟欲望这个词 啊，它不是一个词。我说你用个词哈，然后，然后尊者说，嗯，在修行的路上，我们肯定是从有愿望要修行开始，对吧？啊，那么一有这种愿望要修行，尊者讲到，其实就是从有为，慢慢的切入到无为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修行的路上。 那么在我们世间啊，就是说贪嗔痴，我们跟他叫欲望啊，追求名利财食色啊，无尽无边的去追求，这个我们跟他叫欲望。他把你的两个词分析了一下哈啊，然后他说这些都是要尽量的放下啊。那么在修行的路上很理解。 大家一定是从有这种愿望想要离苦开始用功，那么就是从有为慢慢的去切入到无为的一个状态，了解？สมมติสมมติตอนนี้เนาะติคุณคิด อยากจะมีเงินสักร้อยล้าน คิดได้เนาะอยากได้ แต่ตอนนี้ถ้าจิตเราไปอยู่กับที่ เราต้องได้เงินร้อยล้าน จิตเราจะทุกข์ไหม

放下的这个方向，在看见自己的方向，在一个正知、正见、正面的一个层次上往前走。可是世间的欲望不是，世世间很多欲望是邪知、邪见、邪念的欲望。这个越小越好， <laughs> 这个要是越大了就麻烦了。 เหมือนใจเราเนาะทุกคน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อยา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ข้าใจธรรมะอยากจะทุกข์น้อยลงนั่นแหละ ก็ธรรมดา แต่ขณะที่เราปฏิบัติ ถ้าจิตเราไปเกาะกับ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นะ มันก็จะยิ่งทุกข์มากกว่าเก่าแต่ถ้าจิตเรา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อยู่กับสิ่งที่ทำนะมัน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 ไปถึงเรื่อยๆไปถึงเรื่อยๆไม่ใช่ไปรอที่เป้าหมายน那อ它的区别在于 正知正见正念和邪知邪见邪念，正在说什么叫最大的邪知邪见？最可怕的邪知邪见是什么？不知道有谁知道吗？最可怕的邪知邪见就是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在，有了真实的我，就有我所有的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世间人就认为名利是真的，我都是假的，哪来的真的名利？真的说一口气上不来，一分钱也带不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叫邪知邪见啊。所以大家慢慢去学习啊，这种欲望越少越好，因为它是假的。 ให้ให้แยกไปผลกับเหตุ สิ่งที่เราทำคือเราทำเหตุไอ้ผลมันจะตามมาเอง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กินข้าวกินไปเรื่อยกินไปทีละคำทีละคำผลก็คือการอิ่ม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ทำไปเรื่อยทำไปเรื่อยเราวางความอยาก เดี๋ยวมันความ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หรือ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มันก็เกิดขึ้นเองอืม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梦幻泡影？就是说，嗯，我是笑，因为 我跟我们的法工常聊这四个字， <laughs> 嗯，他说，因为不知道这些有违法都是梦幻泡影，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啪一下就灭了。人的一生就是这么的短暂，啊，我们把这些都当真了，跟着这些欲望，最后就是痛苦，就是这样，理解了哈，好。 很短，就是在这个，呃，我是第二次来来这个传西，然后对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我很难放松放松自己。嗯。呃，我现在有一个有一个困扰什么的，就是以前，呃，因为就练过瑜伽，也练过腹肌什么的，然后有意无意的我经常会收腹。经常会收腹。 啊，所以就是总有一种绷紧的感觉，然后 <laughs> 很难很难做到完全身体上放松下来。嗯。所以这样包括这几天的这个开市，小餐或答疑，我就知道这个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来进行，但是呢我很难做到。嗯。所以，看看，请孙接再给一点建议，或者说。你现在静吗？他会不自觉的就会 <laughs> 到那种状态。 是不是有时候我觉得不好呀？แต่คนไทยไม่ค่อยเป็นวัตกรเขาฝึกโยิวค่านานมาก เราต้องเกรงท้องตลอดเลยก็ที่จริงเราก็ไม่ฝึกโยคะตั้งแต่เด็กเนาะเราก็มาฝึกตอนหลังตอนโต所以说瑜伽是有收复的东西瑜伽还有打坐从头到脚的一个放松对呀、啊

慢慢的拿捏，你很难受，你自己就放松了。谁说啥都没用，现在。嗯，了解。我也有些体会，当有觉察的时候。你会对，你会拿捏。还有就是说，你很难受，你肯定放松。嗯。好。嗯。第第三个问题你回答不。 <laughs> 有点好，再一点呢？当当，你，当当，你。 มีตัวอย่างนั้นนะ คือให้เข้าใจกัน ไอ้ที่ว่าตา ตาไปเห็นหูได้ยินเนี่ย ไม่ใช่กิเลสนะแต่กิเลสมันคือ พอเห็นแล้วเกิดความชอบก็ไม่ชอบแล้วยฝึกปรุงต่อคือตรงนั้น อันนั้นการฝึกไม่ใช่ว่าไปเห็นมันผิด ได้ยินมันผิด ไม่ใช่ฝึกแบบนั้นแต่คือเห็นแล้วก็รู้ว่าเห็น แต่พอไปปรุงต่อ 我们加一句刚才那个眼睛、耳朵的那个，好，就是说眼睛看过去看到小妹妹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呢。眼睛看过去没有错呢，错在哪里？错在心马上去喜欢、不喜欢，然后执着，执着还不说，还在添油加醋。哎，我们家那个小妹妹好像没这个小妹妹长得好看。 以后我要生一个比这个更漂亮的就好开始一大堆一长串，然后我们家好像楼上那个就比他更高，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都叫业，业业啊。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ก็มีทั้งหกอย่างเป็นปกติเหมือนพวกเราไม่ผิดปกติแค่เป็นแต่ว่าท่านไม่ไปหล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งแต่งตรงนี้ก็แค่ต่างกันแค่ตรงนั้น。就是说阿罗汉。 在南传，阿罗汉就是佛啊，嗯，阿罗汉的境界是看过去小妹妹就是小妹妹，结束了，一不执着，二不喜欢不喜欢，三更不会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搞出一长串来，所以眼睛看过去没有错，耳朵听到没有错，是我们不断的去执着。 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又添油加醋，添枝加叶，问题在这里，就是这些让我们苦。OK，两米刚 OK。 <laughs> 第一个就是昨天那个尊者说到，说这个人呢是由身和心组成的，这个心里有这个念头和知道，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知道和这个觉知、觉性和智性是不是一码事儿？ รู้รู้สึกตัวสติจิตดั้งเดิมพวงนี้ทั้งหมดเห็น รู้ อะไร ตัวเดียวกั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ะมัน จะเอาแบบภาษาหรือว่าเอาแบบสภาวะคือ จิตเดิมแท้มันมีอยู่แล้ว อันนั้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นะแต่ตอน แต่ตอนที่หลงไปนะตอนนั้น เรียกว่าจิตมันเสียสภาวะ ความเดิมแท้มันไปปรุงชอบปรุงชังปรุงสุขปรุงทุกข์อันนี้แล้วเราค่อยมีสติเข้าไปเห็นมัน พอเห็นว่าจิตมันปรุงความสุขความทุกข์จิตที่มันสุขมันทุกข์ที่ไปยึดตอนนั้นมันดับไป มัน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นจิตเดิมแท้ จิตเป็นปกติอีกทีหนึ่งนะก็เหมือนที่ตอนตอนเช้าที่ ที่อธิบายให้อาสาสมัครผู้ชายฟังจิตตอนแรกมันก็ธรรมดา อยู่พอม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กิดขึ้นมาเราก็ไปยึดไว้ พอเราเห็น พอเรารู้ความสุข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ก็หายไป ก็กลายเป็นจิตธรรมดาอันนี้แหละคือสภาพเป็นแบบนี้开始尊者说看来要学中文了才知道这些词的区别啊、但是从 这个修行的这个啊境界上来讲啊，应该都是一个东西。但是高顺者在讲自信本性本来就在啊。然后我们看到哦，他手里刚才拿那块表，很好，我很喜欢，我们去拿拿了起来啊。拿的过程中很辛苦，当我们放下。 当我们发现他很辛苦的时候，我们放下，然后他还在。เนี่ยเนาะจิตที่เราฝึกตอนนี้มันก็ยังหลงไปยึด ยึดแล้วก็วาง ยึดใหม่ แล้วก็วางใหม่ ไปยึดอันนี้บ้าง ไปยึดอันนู้นบ้าง ยึดนั่นบ้าง ยึดแล้วก็รู้ แล้วก็วางเนี่ยเราฝึกแบบนี้จะบ่อยจนทังจิตมันเกิดปัญญา มันไปรู้แล้วว่า ไปยึดเมื่อไหร่มันทุกยึดเมื่อไหร่แล้วมัน 它没提，它就解脱了。嗯，那我们在啊把它抓起来的时候，往往是攥紧了拳头，把它抓得紧紧的，很苦。啊，要抓的时候都是那样的，紧绷绷的，整个是紧的。那当我们发现它紧到一定程度了，很苦了，我们就放下。啊，放下了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还在这里。 ิดหนึ่งแต่ครานี้เนาะจิต ตอนแรกมันก็รู้สึกว่าไปยึดอย่างอื่นแล้วก็ทุกข์แต่ตอนหลังมันก็มาเห็นตัวจิตเองเนี่ยมันก็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ก็เป็นทุกข์ตอนนั้นพอมันเลิกยึดจิตเนี่ยนะ ตอนนั้นก็คือการไม่มีตัวตนอย่างแท้จริง แต่ยังตอนแรกจะไปรัดตัวนี้เลยยังไม่ได้นะ ไปยึดผู้รู้อะ่ะมันยังมีผู้รู้อยู่

到一定程度就能叫做自信和本性。那个我想问，就是说，这个身体吧，肯定有一天会老了，那么这个念头会刹那生定，那么这个觉知或者觉性，它会不会老了？有没有生灭？ <laughs> นิดนึงชวคำถามของใหม่นิดนึ่งเขามีคำถามใหม่ขึ้นมาแล้วคำถามเมื่อกี้ก่อนคือเขาเรามีคำศัพท์หลายคำเห็นรู้รู้สึกตัวสติกติดั้งเดิม ที่คนจีนใช้บ่อยๆก็ปกติปกติคนจีนใช้เนคำว่าจิตดั้งเดิมทั้งหมดเนี่ย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คือเรื่องเดียวกั ธิบาย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ฝังเมื่อกี้ฉานอธิบายเรื่องของสภาว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คือจิตเดิมแท้นี่อยู่ข้างบนคือปัญญาภาษาของพุทธาเทรวาคือจิตบริสุทธิ์ของจิตของขวามหายานคือโพธิจิตก็คือจิตที่มีปัญญาสมบูรณ์แล้วคือจิตบริสุทธิ์ แต่สติ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นี่ยไม่ใช่ไม่ใช่จิตเดิมแท้ แต่เป็นเหตุปัจจัยที่ให้ถึงจิตเดิมแท้ คือจิตดั้งเดิม เป็นบันไดให้ไต่ขึ้นไปถึงปัญญาก็คือจิตตั้งเดิมจิตเดิมแท้นั่นเองแต่มัน 不同的含义，但它们有关联，颂、盛、熏、染、杂、染。有实体、有智能、有智慧，它就进入体、轮、藏。你你换个问题，尊者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又讲一遍啊？嗯，看见、知道啊，不停的去觉知啊，他们是一样的，但是觉性啊，我们用不停的去觉知。 啊，提起决心，才能找到自信、本性到底在哪里？我就想问，说这个自信或者本性会老吗？会死吗？会随着这个肉体的那个灭掉，它也灭掉吗？它 <laughs> 在，它在吗？只只站在，只在谈，不再改，不再改吗？ ร่างกายเราตามอายุของเรา มันจะหมดไหม อย่ามาถามเลยเอาไปปฏิบัติให้เก่งเถอะเพราะถามยังไงคิดยังไงมันมันไม่เข้าใจอธิบายยังไงก็ไม่ได้ เพราะมันจจรริงนั这个说，南呃北传，我们这边是北传啊，佛教讲见性成佛，等你成佛那天你就知道了。 เพราะว่าสมมติ ถ้าจิตเดิมแท้มันตายไปเราจะไม่ปฏิบัติหรอหรือว่าถ้าจิตเดิมแท้มันเที่ยง เราก็จะไม่ปฏิบัติหรอ就是说这个问题跟当下的用功没关系啊，所以作者说，如果是啊本性和自信，比如说啊啊会老会死的话，那你现在不修行了。是。 我觉得，要是本性和那个什么自信是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一生到又体灭了，那么这个本性也没了，那我就修行就没有意义了。尊者没说完呢，你就不修行了，你就让自己每天这么苦下去，烦恼下去。就像世间人一样，就是呃吃喝玩乐也挺好的。 <laughs> 你还是不苦，你人生充满了快乐，没有烦恼。 也有也有烦恼，所以真的说，这个自信到底会不会老会不会死，跟你当下的烦恼内苦，现在这个层次上啊，应该没啥关系。还有一个小问题，那个就是这个说觉知，说这个念头来了，不理他，是不是好的念头来了就是理他，不好的不理这个贪嗔痴来了不理他， 是不是这意思？啊？或者说有急的需要办的事儿，你就得理。 <laughs> 比如说我我这个在进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钱包落在这个某个位置了，我是不是马上我就得理他，我就去取钱包？是这意思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ทีนี้กระเป๋าตังค์ายก็ต้องรีบไปเอาสิ ก็ใช่ คือที่จริง อย่างสมมติเนาะเรา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เนี่ย มันจะเกิดความคิดดีบ้างไม่ดีบ้าง ถ้าเราสมมติความคิดที่ดีเกิดขึ้นมาสิบเรื่อง เราก็จะคิดสิบเรื่อง เราจะรู้สึกตัวไหมอืม那就是说呃就是说决心会让你做该做的事情 那么，哎，你在进行的时候，比如说十分钟内，啊，你冒出十件事情来，那你要上上下下跑十趟， <laughs> 啊，所以决心会帮你过滤，它像一个自动的过滤机一样，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啊，什么当下该马上做，什么该什么时候啊，不急，慢慢去做，这个决心会非常清楚。 แต่แต่ความคิดที่เราต้องสนใจก็คือความคิดที่จำเป็น มันไม่ใช่ว่าดีไม่ดีนะแต่แต่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จำเป็น เช่นหนาวเออมันหนาวจำเป็น ต้องไปคิดหาผ้ามาใส่เนี่ย ของหาย ความคิดจำเป็นที่ต้องไปตามหาของที่หายอันนี้คือ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นะมันไม่ใช่การหลงอ่าอ或者说，呃，觉性会让你很清楚 你的责任和义务，还有啊，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清清楚楚。好，谢谢，谢谢孙老这个必须是在会活在当下的前提下哦。哦。谢谢两位。我的问题就是这两天通过六天这个做手术说跟这个惊醒吧。 也是从第一天这几天一路走来，也是说该经历都经历了。嗯，在第三天的时候，在中午，我为了体验一下自己，我穿着长袖衣裳，来在上头。嗯。但是说这过程当中，就是说，我想体验那种觉知嘛，给自己创造一下。但是我就是说，从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感受到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冷，我很嘚瑟。但是我突然之间，我说。 我的身体跟我的心它是分开的，我当时就想，当时我一放风的时候，不冷了。我是凉水从我身上划过的时候，我就深深感觉到还有种热乎温暖的感觉。但我想问的是什么问题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在化苦嘛，是不是离苦？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这个动作，因为我们练金瓶。 练手部动作是不是为了找到那个动作跟这个遇到痛苦的时候去连接？我我在想，就是这个我这个动作，我现在感受到了。因为我第三天他没上来，今天上来是说，是不是放松？我想证实一下，就是说，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放松一下呢，是不是能得到一个缓解，或者是能把这个身心分开？ 放松的目的是什么？什么问题？我想得到一下证实，就是说，在那个我们遇到苦的时候，想脱离痛苦嘛？哦，放松能够让心脱离痛苦。对。嗯，从苦里面跳出去对，或者是这两位尊者在初学这些手部动作进行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เราให้โดยผ่อนคลาย รู้สึกแค่น้ำผ่านร่างกาย ไม่หนาวยังอุ่นนิดๆเขาเลยบอกว่า แค่รู้สึกแค่แค่哎，你问是什么跟身体？在苦的时候有这个念或者身体。哦，放松放松，我想起来了，แค่ผ่อนคลายเขาไม่ได้ใช้คำว่ารู้สึกตัว แล้วก็สติเขาก็ไม่ใช้ เขาใช้คำว่าแค่ผ่อนคลายก็จะดึงจิตตัวเอง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ใช่ไหมคะเขาอาบน้ำเขาก็พยายามผ่อนคลาย แล้วก็ขาเวลาอาบเขาก็มาอยู่ที่ท่า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ด้วยมาผ่อนคลายทั้งร่างกาย แล้วก็ผ่อนคลายกับท่า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ปับไม่หนาวเลยในเวลานั้นคำถามก็คือการผ่อนคลายทำให้ จิตถอน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ะ มัน มันต้องรู้รู้สภาวะที่มันทุกข์ก่อนแล้วมันจะถอนนะ มันรู้ก่อน มันไม่ใช่จะจะผ่อนคลายทุกอย่างจริง มันรู้ก่อนว่ามันทุกข์ความรู้มันยึดแล้วมันทุกข์ มันค่อยคลายกับมันเองวิธีนี้ถูก ก็ตัวอย่างใกล้เคียงเขานะ ตอนตอนเย็น ตอนกลางคืนนะก่อนนอน มีอาสาสมัครเอาน้ำร้อนน้ำขิงไปให้แช่พอเท้าเราไปถูกกับน้ำที่มันร้อนร้อนมากนะบางทีพอมันร้อนมากๆใช่ไหม เราก็จะไม่ไหว แต่พอเอ๊ะถ้าเราแช่แล้วเราก็แค่รู้สึก รู้สึกว่าแค่มันเท้ากับความร้อนถ้ามันไม่เกินไปนะมันร้อนมันก็ร้อนพอทนได้ แต่ถ้าจิตเรา มันร้อนเกินไป มันไม่ไหวแล้ว จิตเราก็จะดิ้นรนพอจิตดิ้นรนเท้าก็ทนไม่ได้ตามไปด้วยที่จริงก็แค่ถ้าดูเฉยๆที่จริงกายมันก็ไหวนะ แต่ใจเราเนี่ย ที่มันไม่ไหวมั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ทุกข์น其实你讲的没错，啊，那刚才尊者讲了这么半天，尊者在解释为什么就一个放松， 就能够有这种效果啊！因为你能让自己放松的那内心是什么？觉性。那叫觉性啊！一面觉性提起来，不会再去执着身心或者身心升起的烦恼。แต่แต่กายเนาะแต่กายจะปล่อยวางเดียวไม่ได้ถ้ามันเกินไปก็ต้องใช้ปัญญาช่วยนะ จะบอกหนาวหนาวแล้วก็แค่รู้สึกเฉยแล้วมันจะไม่ทุกเองร้อนร้อนร้อนจะรู้สึกเฉยแล้วไม่ทุกเองเนี่ยไม่ได้หรอกคายมันก็ยังทุกเพราะมันโดนความร้อนความหนาวต้อง说这个很好但是这个呃呃只能解决啊一定程度的问题因为这个凉水可能是已经很凉了但作者说可以试一试做手术不打麻药的话 你怎么放松也白扯啊！ <laughs> 你怎么放松都能疼的不得了啊！所以这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智慧，需要智慧啊！由觉性带来的智慧，这是在我们做手术之前就先练好的。不是用那个觉性，要是说练好了。 就是说，你们做手术，甚至说，得那种很痛苦的，也可以达到。 <laughs> 比喻啊，比喻，不是说做手术，医生不要给我打麻药了，不行。那么就是说，在我们进行或者做手术动作的时候，突然间有了一个念出不来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出来？或者经，两位患者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快速的出来？ กำลัง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กำลังนั่งมีความคิดแช่เข้าไปเลยแล้วมันใช้วิธีไหนให้มันออกมาเร็วที่สุดมีเทคนิคไหมให้มันออกมาเร็วที่สุดอออกมาเร็วที่สุด มีเทคนิคไหมมีเคล็ดลับไหมสมาธิสมาธิแต่ก่อนนี่เป็นบ่อยคือ คิดดีแล้วก็ยิ้มไป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เดินยิ้มตลอดเลยขามทำา็คือก็มีลงตาอาจารย์ เดินมาข้างหลังตบหลังเพให้ ท่านก็บอกว่าถ้ามันคิดอีก็ก็รีบรู้สึกตัวถ้ามันรู้ช้าก็สตินี่แหละช่วยได้ดีที่สุด แต่ข้างนอกก็คือตบขาแรงๆตบเข่ากระตุ้นร่างกายหย่อน หรือว่าหยุดก่อน แล้วก็ไปมาตั้งต้นใหม่ถ้าเรา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แล้วถ้าเราเดินอยู่ก็ับไปกลับมาก็จะคิดยาวใช่ปะล่ะอันนี้คือเขาเห็นแล้ว ถ้าเขาไม่เห็นนะ หมายถึงอันนี้คือเห็นแล้วไงเห็นว่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แล้ว ถ้าไม่เห็นนะแช่ตั้งนานแล้วยังไม่เห็น ก็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เรียบทมีสติตัวเดียวเนี่ยจะช่วยได้ใช่ไหมล่ะเปลี่ยนเรียบทมันก็พอสกิดก็ต้องตกแรงๆ ก็ต้องฝึกต่อไปค่ะนี่ก็เหมือนเขาเขาเห็นแล้วว่าทั้งเช้าเลยชั่วโมงหนึ่ง่แช่กับเรื่องเดียว ทำไมมันไม่ออกมาเร็วๆค่ะ ต้องฝึก 他说：“这问题，他开始讲他的经历，然后我就跟他说，哦，你的经历是因为你看见了，所以你很容易就出来。那如果是一个小时都在那件事情里，他没看见咋办呢？”啊，他说：“慢慢的去用功，觉知力增强了之后。” 就等于你看见的速度就变快这没有固定的方法，全都是在自己感悟呗。就是你觉知力、觉知的次数越多，你的觉知力越强，你的觉知力越强，你出来的速度就越快。了解吗？哎，是这样。